洪福，请问今天你有信心吗？很肯定吗？阿门。所以我能够说，我们都是带着信心来到教会，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请问你看得到吗？你看到你的神吗？啊，我们看不到，但是哦，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神。 与我们同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多马怀疑耶稣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啊，然后呢，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但那没有看见我的，相信的，更为更为什么呢？更为有福的。所以我们都是更为有福的。我们不只是有福，我们是更为有福。我们怎样更为有福呢？” 因为我们的信心蒙上帝的悦纳，我们是因着相信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来到聚会里面来敬拜，来朝见他。因为我们来教会，我们不是来唱听听诗歌，或者是看哪一位讲言，我们是带着敬畏神的心，我们要朝见神。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呢，信心使我们蒙福。 这信息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背景就是记载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们说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所以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 当他们来到迦南的边缘的时候，他们要进去之前，神就吩咐摩西叫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地去探听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十二个探子就被派遣去去了。这十二个探子就是十二个支派的组长。所以当他们去到迦南地去探听那个地之后，回来呢，有十个人报什么信？好信还是恶信？ 报好信啊，就报恶信。他就说，哇，那边的这个城墙很高大，而且那边的人好像 robot，好像巨人。他说，那些人好像巨人，我们好像什么呢？我们好像 hoser，p 我们很好像战门。他说，替我们看，他看我们好像战门，我们看自己也好像是什么呢？也好像是战门。 所以这些因为没有信心的人，就传递了这些没有信心的信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所以他们就就呼天唤地说：“哎呀，神你既然呼造我们，为什么你没有把我们带进去？”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埋怨、发烟言。所以当中，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拿起石头。当中只有两个人相信，他们能够进去迦南地、得那地，因为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请问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人就是耶稣雅和加的。 所以有时候人家讲“我先为准”呐，不是说你大声一定赢的。告诉你，在神的真理里面，你永远是赢的，不是你大声就赢。你站在神的真理。所以这十个人同一条阵线，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惊奇啊，不能不能。”整个思想充满不能，然后呢，就煽动了整个以色列民，然后他们就要用石头把加勒和耶稣亚打死啊！在当中，神就介入了。所以神介入的时候呢？ 神本来要把这些以色列民都杀绝，但是摩西代求，代求了之后，神就先干这个审判，凡二十岁以上的就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他们去归他那地正好是四十天，这四十天就一天顶上一年，所以神就带领这些人以色列的百姓继续的劳旷野四十年，所以有一句话人家这样讲，不信不能够。 什么呢？不信你就要走旷野。那时候因为我们不信，我们就走了很多旷野、冤枉的路。所以这十个探子呢，因为他们报恶信，最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就是被神击杀。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属灵原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神所设立的领袖，这十个组长，当你报恶信的时候，当你传递没有信心的时候。 神怎样对待他们？所以这些有信心的人，耶稣雅加勒因着他们的信，他们相信神能够成就，最终神就让耶稣雅和加勒把以色列人都带进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里面。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轮廓里面分享。我们看一下民书记第十四章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窥探地的人中。 认的儿子叶舒雅和耶佛尼的儿子加勒施列伊弗对以色列前会中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以蜜之地。”第九节。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信心的人他看到神，没有信心的人看到什么？看到环境，看到人，看到自己的不足。环境肯定有问题的，人。 也会有问题的，自己有时候问题更多。但是在整个信息里面，上帝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必然怎样呢？我们必然全然得胜。所以有没有神与你同在这一件事情太重要了。没有神同在的人，遇到事情就会很惧怕、很惊慌；有神同在，他知道神施恩的手。 没有离开，虽然有困境、有困难，但他仍然坚信神没有离开我们。啊，我在神学院，我的老师每次跟我们讲，他说：“你们遇到事情，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要记得 steady, steady。懂什么叫 steady 吗？啊，就是要顺利啊。所以我就把这一句话放在我里面。所以当我每次遇到事情，我就想起我老师跟我说：steady, steady, steady 什么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告诉你什么，不要怕。” 神施恩的手没有离开我们，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继续来看，第一就是看环境，看环境我们会怎么样呢？环境会不会因着你而改变？环境每天都改变，环境你不知道明天会变什么样，你不知道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地球在变化了。 所以听说什么？我女儿整天跟我讲什么 g r o o m e r warming, g r o o m e r warming 啊，哈，什么地球的什么警告啊？她说什么冰要融掉了，这个世界要被淹没。我告诉你，所以有人就唱这首歌，明天会更好。啊。这首歌 <laughs> 台湾来的，我们有几位台湾姐妹弟兄来这里哈。明天会更好吗？如果按这圣经的记载，对不起，明天会更惨，对吗？ 所以你说哇，你上来跟我讲这个信息，让我怕到要死。谁力，谁力，不要怕，不要怕，有神与我们同在。明天肯定还是会改变的，但是明天还是要继续，因为我们能够依靠神。所以按照圣经所讲呢，将来会什么呢？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必有饥荒、灾难、病痛，什么都有。所以明天不可能。 会更好。今天有 H1N1，明天你不知道什么新的病再来，我们不知道。看环境，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觉得谋财黑蒙，会不会？可是你觉得，我看环境，哇，希望很多，因为股票一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掉我告诉你，看环境，哇，股票上了，哇，赚了一大笔。未必，未必，好戏在后头。我们看一下，我们读明书记第十三章二十八节，一起来。然而。 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所以这些十个探子，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但是很可惜，他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我相信这就是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话。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你的困难吗？ 你看到你的环境吗？你看到你自己的不足吗？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看到耶和华是你是我的神。所以在这边看到什么呢？当他们进入江南地区归他那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到那地的地方的确是什么呢？诚意很坚固，很宽大，所以以他们当时的人数根本不可能攻击那个城。 所以他们就带来很消极的思想。我们看一下，在不多久之前，金融海啸有四个亿万富翁先后寻求短见。所以你说明天会更好？我敢跟你跟你，明天不可能会更好的。如果你没有在耶稣里面，你没有在神里面，你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这个金融的海啸，这四个所谓的亿万富翁盯着股票降价。 所以他们的金钱受到亏损，先后都自杀。所以有些是吞枪，有些就是跳那个火车的轨道，连最后生命都没有。然后我们看到海啸呢，这个地方海也讥笑哈，海啸嘛。海啸的时候，在印尼省、雅西省都死了许许多多的人。而且还有这个呢啊，你看到上面那朵花吗？漂亮吗？你喜欢那朵花吗？那朵花是什么花？玫瑰花。 这一朵你拿回去你就就有烂了。这朵花叫做 H1N1，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实是个病毒。还有一个呢，就是四川大地震。所以按照圣经记载的，到处必有饥荒、灾难、战争。我告诉你，一定有的。所以当你看这个环境，你报纸一打开的时候，我告诉你，都是死人版的。 好的事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一两钟，你都是看到坏事，不是跳楼自杀就是被车，哇，讲的好像很可怕一样，被车撞死啊，不然就是没有一件好事就对了。所以有时候讲不要看报纸哦，那常常一不给不看的，那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说一个传道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你看报纸所打开的都是什么？他们说死人版，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死。所以明天会怎么样呢？看环境，我们会惧怕。 看环境也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来看圣经怎样告诉我们：看环境会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记载什么呢？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神不招亚伯拉罕从吾尔出来。 要把应许之地给他，但是在神的应许之地也会遇到饥荒，就好像是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是蒙福，为什么你会遇到问题的这个原因大概是一样，所以是神呼召他出来，神依然会供应，但是他仍然面对饥荒的问题。亚伯拉就没有求告神，他是一个求告神的人，但是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忘记，不懂是不是忘记了？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神力的时候哈。 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所以亚伯拉罕没有求告神，他去求告谁呢？求告自己。他自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呢，他就离开伯特利，然后进到哪里呢？进到埃及地去。埃及地不是神要他去的。所以当他去了埃及地之后呢，发生什么事？他就跟他太太说：“啊，莎拉，他说你就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妹吧，免得等一下人家把你捉去，死到我遭殃。” 所以当他们进到埃及地的时候，因为莎拉就是称为他妹子，因为莎拉本来是他的妻子哈，所以当他去到埃及地之后，法老王就把莎拉引进宫做他的这个爱妃啦。所以神的手也在做拦阻的工作，使到这个法老王受到上帝的惩罚。最后呢，神圣的手就把这莎拉把他带出来。 在亚伯拉罕再次的回到他所应许之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环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求告神，我们就很容易什么呢？自己做决定，所以自己做决定就带来什么呢？带来自己受苦，因为不是神要你走的道路，这个是你有被追吗？所以让我们知道，其实神就是那位掌管环境的神，神施恩的手，虽然我们有困难。 我们有饥荒，有遇到问题，但是神施恩的手仍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来看，《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三年之后，人不能相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耶和华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神降下他的灾难，死灾。 所以每一次的灾难，无论是淫灾、仓灾，或者是任何一个灾难，包括黑暗之灾，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灾难都不会临到谁，都不会临到以色列人。他们住在隔山之地，这些灾难都不会临到他们，因为神什么呢？神是掌管环境的神。所以你看，全那一地都是黑暗的，在这个黑暗灾里面，全地都是黑暗，但是唯有以色列呢，怎么样呢？ 有光，所以我告诉你，当我们面对环境、大环境，可能这个金融海啸，全地都有问题，但是唯有上帝的显明，神施恩的手必然在他身上，因为唯有以色列有什么有光，唯有以色列有光，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保护我们的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昨天我一个弟兄跟我说，魔鬼不睡觉。 说什么？你跟我讲，魔鬼不睡觉，神也不睡觉嘛。当然，你魔鬼当然不睡觉了，因为他是灵嘛，他就想尽办法来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跌倒。神就在梦中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也不睡觉啊。我们的神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上帝也在看你，你知道吗？你在睡觉时，也跟你讲：哦哦哦，好好睡，不要担心哦，有我在，不用怕啊。所以晚上就。 好好睡，就好好睡，就不要想象多，因为保护我们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神就是那位掌控环境的神。我们如果第二点呢？如果我们看人呢，我们会怎么样呢？第一，我们看环境，我们会很怎样讲呢？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希望，因为整个大环境都是在改变。如果我们看人呢，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失望。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一些遇到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啊离开教会受伤啊，然后就以后呢就来到教会就不看人了，然后就只看上帝了。有些说：“哎呀，以前我不是，我是被某某人伤了，然后我来教会哈，我不见一人呐，我也不跟人家打招呼，我也不出事，然后呢，我来教会我信拜神就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一首歌这样唱，你们觉得对吗？ 是不是这样？不对，不对啊！如果你相信这个教导的话，这就是从魔鬼来的，是一个谎言，魔鬼在做破坏、毁坏的工作，使得我们不能够相爱，使得我们不能够和谐。但是我告诉你，人的确，你看人，你的确会失望，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有人说：“哎呀，教会很多事情呢。”谁说教很多事情？我告诉你，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把教会的问题放到这样大，你在外面工作也是很多问题嘛，对，所以要平衡一点。教会有问题，但是有神同在嘛？阿门。教会当然有问题，有的地方就有问题嘛。你只要你活着有一口气，就是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有神的同在，我们不惧怕；有神的同在，不好的也能够变成好的；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我们能够携手同心，我们一起兴旺福音。 我们看到教会得束福，你看人你会把人看放大，你会变成这样，这个你认识吗？这个变成巨人了，你看到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十三章三十一节一二三，但那些和他同气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什么强壮。”所以在一个很灰色的人，没有看到神的人，他只看到人，看到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人放得很大。 然后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很微小，所以今天你要看人还是看神？你要看神，然后你用神的眼光，你去看人。你用神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可爱吗？请问你的旁边的那个可爱吗？可爱的啊！好，如果你用自己的眼光，我告诉你，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的，因为你心里有一把尺。 你先为主，当你看到那个人，那个人稍微有一点肥，你说为什么你这样肥？人家肥也得罪你。啊，那个人瘦一点的说，为什么你三比八？为什么这样瘦？啊，瘦也得罪你。啊，那个人轻轻的说，哎呀，这个好像哑巴不会讲话，也得罪你。那个人讲话太多也得罪你。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人，你很难跟人相处的。我告诉你，因为问题不是出在别人，问题是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看不到自己眼中有什么？有良木。当你的良木被拿掉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刺啊。所以不要祷告你的伴侣改变，祷告你自己先改变吧。因你的眼中有什么？有良木，良木把你整个眼睛都遮住了，你看不到东西，你看到是黑暗的。 肥的就变得太肥，瘦的又变得太瘦，然后你就看得很不爽，很不舒服，然后整天就在那边埋怨，然后活得很不快乐。所以是说，先弃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呢，才你弟兄才对你的弟兄说弃掉你眼中的刺。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弟兄姐妹之间或者夫妻之间，的确你的伴侣可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你真的很想帮助他，很想改变他。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有良木，我们不够成熟，所以他说来来来，我帮你把那个刺拿掉，然后你的手就这样，你不小心你一拿的时候，你就不小心你就把那个刺刺的更深啊，最后呢，那个要被你拿那个刺的人受伤，不但他受伤，你自己也受伤，最后呢，大家都受伤，最后呢，大家都需要配医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看到我们的良木，所以如果你你看人的话。 对不起，你会失望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哈，有一个一个小孩子，哇，他很羡慕一位歌星呐，所以他在一次抽奖的时候，啊，他是他的偶像来的，不是呕吐的偶偶像啊，哇，有一次他抽奖他抽到，哇，那个好像麦哥没有在生啊，麦哥而已啦，他说，哇，这就是我的偶像，我抽到能够跟他一起住三天三夜，我太高兴了，他是我偶像，他是完美的。 然后呢，他抽到之后哇，他很高兴，他就很兴奋，他睡不着啊。之后他就跟这位所谓的 m 哥哦，就住在一起。住在一起之后，他才发觉到，原来这个 m 哥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原来这个 m 哥抽烟喝酒还骂粗话。后来他跟他住了三年之后，他很失望，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的偶像，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后来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他说：“原来耶稣。” 才是完全的，唯有耶稣是完全的。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需要耶稣的保险，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在环境里面不要再看环境；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我们不再看人的软弱，我们也不需要把对方放的很大。告诉你，因为帮助我们的是上帝。看自己，你会怎么样呢？给你们猜，看自己会怎么样？会有希望吗？看自己，你会绝望。 盼望哥哥不要让我绝望吧。看自己，我们会绝望。我们看一下，来我们来读《民书记》第十三章三十三节，一起来读。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战门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所以，如果你不把你的信心仰望在神的话，你看环境，你看人，然后你。 看看你自己，我告诉你，你会活得很痛苦。当你看，就如这个明书记所说的哈，这些以色列人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看到亚纳族人，他说他是伟人，而且呢他是伟人的后裔。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赏他人什么志气，灭自己威风。其实你是很威风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就长他的志气，你的威风就不见。所以他就说什么：“哇，据我看，哇这样高大；据我看，我好像上门；据他们看，我也是上门。”所以你不单自己想象自己很烂很没有用，你也帮他想想象说你也是这样没有用。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用的话，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没有用了，不是上门，你是喜欢上门吗？你就没有用了，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拿出来用嘛，所以叫做。 没有用，所以你要拿出来用吗？有用吗？有用的，我们都有用的。无论你年纪大小，我们都是能够被神用。只要你愿意被神用，神就可以用。所以，当我们看自己，我们都会看到自己很卑微。我告诉你，如果我看自己，我真的不敢站在这里。我告诉你，我的女儿曾经问我哈，她说：“美莉亚，你读书这样少，你可以做牧师没？你可以做传道人没？”我说：“孩子，上帝不造我。” 因为上帝扶召我，有神与我同在，我就可以走出来。有神扶召你，你就勇敢走出来嘛。你有上帝嘛？你我都有上帝了，为什么我们要自卑呢？为什么要把自己看到这样渺小没有用呢？神的灵，神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曾经说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跟你讲，如果我的女儿整天跟我讲没有用，你说我会很高兴吗？我说是啊，你没有用，哈哈哈，你没有用，我很高兴。 你说做老爸会这样吗？我跟你讲，我会很痛苦啊！我的女儿跟我整天跟我讲没有用，我的女儿出问题哦。所以一样的，你跟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样，你跟整天跟上帝说主啊，我没有用，你要用我，我没有用，你叫我去传福音，我没有用，我没传福音的恩赐，你叫我带诗歌，我没有用，我不会带诗歌，我说大概我不会到底我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到最后呢，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就是这样。所以记得你是有用的。 因为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难道就是救了之后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没有用吗？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留了保血，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使得我们信耶稣的人，请问谁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呢？圣灵的大人在你里面，为什么你能够？为什么你说你自己没有用？为什么你有用？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圣灵的能力，圣灵的何等的浩大，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被神用了。所以不要看自己小。 我告诉你，你我都小，你我都不伟大，但是创造我们的神是伟大的。虽然我读书不多，我能够被神用，站在讲台上分享，我只能够说这是神，辅导我，上帝给我恩典，上帝使用我，我就被神用，好吗？所以以后有教会有事工，我叫你们参与服饰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用。 说我什么都不会，不会就写喽。所以我相信，在二零一零年哦，很多施工，很多人又真的做了。你们会真的来做吗？不要，要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也是也是很蠢。我告诉你，我需要更多人起来。教会要复兴，叫更多人起来，因为我们都是能够被用的。所以等到没有用的人哦，我们就想到一个人，你有信心所说的都是很负面的、很消极的。所以你看这些不幸的人，这些十个组长。 他们因为不幸的恶心，他们就把整个不幸的观念传递下去。所以耶稣说：“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上神学院有读过一个科目叫做《基督教心理学》，你可以解读这个人。你从他的口中说的话，你大概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力到哪里。如果这个人整天说“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没有”，我告诉你，这个人他的自我的形象他很低落的。所以。 一个不幸的人，他口中一定说很消极的话，肯定的，他不可能跟你讲很积极的话。所以，不幸的人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他他人哈。所以，民数第十三章三十一节，那些和他同气的人说：“我们什么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比我们什么强壮。” 所以他整个思想，他看到的是人，他看到的是环境，然后他口中所说的是什么？不能，不能，不能！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个教会做组长也好，或者是领袖也好，你整天传递不能，不能，不能，请问你的羊群，他会说能还是不能？不能。所以我们一定要说积极信心。 造句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真的不能，但是神能，这才是最重要。你能不能不不重要，我们的神能。所以在小组里面也好，在任何一个在这些领袖在施工里，向这些羊群们传递人神能，所以不幸的会把这个传递出去。而且你继续看，来人不幸的人是什么样呢？不幸的人必是他治 结的果子，因为你在宣告不能嘛，啊，你在宣告说，哎呀，哎需要啊，哎需要，我跟你讲，你已经很快死了，告诉你，啊，你一点点痛，哎呦，坑啊，坑车啊，坑车，一点点痛，那编码是坑一下，什么都是坑死。我跟你讲，你跟人地中坑车了，因为所说的都是消极的，都是很那个地方，所以不好的之前消极，也把消极带给别人，然后带的通通都是很消极。 所以正是在舌头的钳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所谓的十个报恶讯的人，因为他们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最后他们吃到什么果子呢？这十个领袖被击杀，而且那些相信不能的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所以如果你在宣告不能的话，你一定是你自己种的果子。 请问你要吃好的果子吗？你要自己种种一棵树哦，是很毒的。然后说种了之后你去吃吗？还是你要种好吃的果子？好吃的果子，所以让我们有把我们的定睛哦，我们的焦点放在神他人。继续看，不幸的人不能蒙福，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赐福了哈。我们看一下来。 彼得前书三章第十节，一起来读。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愿享美福吗？愿吗？啊，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禁止你的舌，什么？你的舌头哈，不出恶言。啊，然后呢？ 嘴唇不说鬼诈的话，就是意思说你的嘴巴不要说不造就的话，不要说消极的话，因为上帝创造天地是用他的什么？他的祸，所以神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人有神的形象，我们口中的言语也有创造的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为人祷告叫人得医治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口有那个权柄。 我们的口有创造的能力，所以若你愿意想美福呢，你一定要遵循上帝的话，然后呢，你禁止你的舌头不出什么，不要说恶言。如果你整天讲你的孩子笨的话，笨笨笨，他一定笨给你看。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孩子说他笨，我都是称赞他，分数很低也说他考得很好，继续努力。 前不久，我因为我的呃，的女儿小六刚刚考完，然后我的太太就那天就跟她去拿拿成绩，然后太太就打个电话给我，她很悲伤样，啊，打铃啊啊，应该是打铃吧，他 <laughs> 说他啊，我的女儿叫安叔吗？安叔哦，考不及格，哎呦，我听了我就很伤心。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第一个念头我是想我怎么样安慰她，我怎么鼓励她？ 这是我第一个念头，我告诉你，我从来我不定他罪，他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了。然后呢，我的太太就是哈哈哈，两百多分，感谢主，没事，哈利亚，没事没事。然后我的女儿回来，我就跟她讲说，雷利吓了一跳嘞，以为你考不进嘞。然啊，我说雷利就想办法怎样怎样鼓励你。我的女儿就说什么，说爷爷你很好的，人家碰到女儿不及格哈，他一定想要怎样打他，要骂他。 我说没有没有，我一定要鼓励你。我第一件事情，我想要怎样鼓励他？所以雅各书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怜悯言是向审判扩盛。你要审判一个人，倒不你怜悯他；你要审判一个人，倒不如你怜悯你鼓励他，让他被建立。你的周围，你的弟兄姐妹有软弱的地方，你不需要去责备他，你帮助他，你扶持他，鼓励他起来。 这才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你骂他，他不会改变的；如果你骂一个人会改变的话，很多人改变了。你带他去监狱的话，他被看教鞭打鞭打的话，他会改变的话，很多人都改变了。我们时常在监狱服侍哦。那天刚刚看报纸而已，这个哎呀，给你们讲你们听也无所谓了。去年大概，今年今年。 他大概是这个建议里面的这位弟兄哦，我们每次去里面唱诗歌、传福音，连他也听到他说要出建议，我们就很高兴，就为他祷告。我们就问他有没有去教会啊？他说有啊，我们打算去哪里？去哪里啊？他就说我我要去教会崇拜，我们就听很高兴说，哇，感谢神了，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看到果效了，有人信耶稣了，有人要去教会崇拜了，哈利路亚，感谢创美主。啊，出来之后还不到跟他不到四个月，我那天打开报纸。 我不要跟你讲哪一天了，你看到就看看，看不到就算了。就看到报纸，哎，这个人很念烦呢。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在监狱，服侍他，他要离开监狱，我们跟他祝福那个人。他犯了什么事情呢？他去到不同的教会哈。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来低头祷告，他就跑了很多教会。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就是他下手的时候。所以他跑了很多教会哈。人说，人家说，上得山多终一虎。 最后他真的是遇到老虎啊！他就是在教会人家祷告，他去偷人东西，所以被那个肯么的，这边没有肯么的哈，就被他什么？对不起，我们这边没有啊啊！那就被那个肯么的说到啊，就就有这个证据，后来被捉，又抛进监狱里面五年。所以弟兄姐妹，告诉你，你要一个人改变，你不是骂他，你不是咒诅他，你是鞭他，他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只有用神的爱来爱他，帮助他，让他自己认识神，他愿意悔改。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逼他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失败的例子。但是怎么样呢？还是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仍然还是还是要继续的服侍下去。所以怜悯也是向审判获胜的，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姐妹，不要为他放下绊脚石，鼓励他，建立他。 给他更有信心被建造起来，不信的人不能得安息，不信的人不能得安息。你看这小孩子一个鞋子在那边，他也能够睡到这样舒服。所以这边希伯来书说什么呢？这一些不相信神作为的人，最后呢，他们在旷野走了多久？走了四十年。所以一个不信的人，他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他有很多忧虑。 他晚上也不能睡，他一点点什么事情都忧虑、忧虑、忧虑。为什么有信耶稣也这样，没有信耶稣也这样？信了耶稣也很多忧虑，为什么呢？因为半信，接受救恩之后就好像跟耶稣没有什么关系，就等候上天堂，然后遇到困难就整天在那边忧虑、忧虑，然后没有办法听到神真正要赐给我们的安息。 所以，楚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亲近神，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继续来看，看神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把你的信心看在神，你会怎么样？我们会充满希望。我告诉你，你看环境，看人，看自己，这些都有问题。我们从这个民数记，我们看哈，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错，他们讲的是真的。 城墙很大，环境问题。对方是个巨人，有问题，真的是，真的是有。自己本身是微小，也是真的。但是他们缺少的一样就是看到神。所以我听说有一首歌哈，叫做《以色列人看到巨人》，加了看到神。有一首歌了，听说有一首这样的歌啊。所以看到神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充满希望。怎样看到神呢？就是凭着信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今早晨你们来到教会，你们是凭着什么来？凭着信心啊！所以，凡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要怎样呢？都要蒙福。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是一章六节，一二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神要赏赐谁？要赏赐那。 寻求他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赞美神，因为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行见。所以，凡来到神面前来的，我们必定蒙福，因为神说：“我喜悦你的信心。”神是看中我们的信心，神不是看中我们做了多少、做了多好，神是看中我们的信心。圣经讲：“信心讨神的喜悦。”所以。 你说我们祷告就是这样了啊！以前我祷告，我什么都祷告，我跟神求恩赐，我什么都求，我就凭着信心求咯。说啊，你要用我，你要给我恩赐。虽然我真的很渺小，我承认。如果你不给我恩赐，我怎么给你用？所以我就宣告咯，早上起来就宣告，圣灵啊，你给我个恩赐，恩赐，恩赐，我统统有。所以，如果你要被神用，凭着信心向神求，凭着信心，你的伴侣还没有改变，宣告改变了。嗯，你的太太是智慧的夫人。 你的丈夫是什么人啊？一家人来，就在宣告信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每天宣告信心的话语，宣告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你宣告他们已经得救了，继续的宣告，凭着信心祷告，不要放弃。所以信心呢，能够讨神的喜悦，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重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世界就是。 我们的什么信心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谁使加勒和耶稣亚胜过迦南地的这七族这些巨人？是谁使他们胜过呢？信心。他们相信神，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们就能得那地。一个有信心的人说的话，一定充满信心的，肯定的。 所以信心讨神喜悦，信心不但讨神喜悦，信心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所以我每次很喜欢有一句话哈，这样讲说：你若惧怕，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也跟我的姐妹说，我看了那个到崔宏基的第四度空间哦，啊，赵赵牧师又说我什么信心，我什么恩赐都没有，他说我只有信心就是大胆。所以我看到那本书写的是啊，我要大胆，你要被神用嘛，你就要勇敢走出来。 信心，他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就是大胆，就是信心，敢敢去来服侍神，神就大大的使用他。所以圣灵充满有一个像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很大胆。所以我相信我站在这里，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因为我很大胆，敢敢的讲，你们就敢敢的听，然后呢，教会就敢敢的复兴，信心嘛，信心要讲信心的原理嘛，信心使我们胜过仇敌，信心使我们的软弱得到刚强。 因为我们的焦点不是在我们环境，我们焦点是在上帝。信心使人病得医治、罪得赦免。我们从雅各书可以看到五章第十五节，哈，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里讲到的信心，为人家医病的信心，是指那个生病的人，还是为人家祷告的人？是指那个为人家祷告的人。 你要为人家祷告，你也要有什么信心？你不能说主啊，你医治他给他好起来，他是心都在想，你在于后悔，走也不安，那宽别后面，你要有信心嘛？你没有信心，你跟他祷告，他怎么会得医治？明白吗？你要为人祷告，你就要有信心喽。 所以信心怎么了？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因为你有信心的祷告，不是你叫他起来嘛，是神的作为嘛。你所要做的就是信心，相信神能够成就。然后呢，他不但得医治，他若信了耶稣，他的罪也得赦免。更重要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使我们蒙福。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信心是支取上帝的祝福。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加勒哈，神说什么呢？你看这个经文，民书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讲什么？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意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要得那地为业。所以，信心的人不但在神的面前蒙福。 他的后代，他的儿子、孙孙，都要在上帝面前蒙恩、蒙福。所以实质上讲什么呢？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的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你有信靠神的心智，你有愿意委身的心智，神许我们。所以神这一句话是上帝讲的。上帝说什么呢？他有另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呢？就是他相信神能够为他成就。” 这就是信心，而且不但有另一个心智，这个加勒还专一跟从神，所以神最后呢，神给他祝福，他不但蒙福，他的后代，他的后裔也要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福。今天你要得到这个祝福吗？你要吗？我们站起来。